老头做事总不会错。很久以前，在乡下有一座古老的农舍，它有一个茅草屋顶，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。里面住着一对老农夫妇，他们很穷，唯一的生活来源是他们的马。这对夫妇会把马借给商人。 换取粮食或衣物，这对夫妇一直以来很知足，他们对拥有的东西感到满足。哦，亲爱的，我们的屋顶上有一个大洞。啊哦，不过想想好的一面，我们家的窗户都生锈卡住了，屋顶上有个大洞。 我们不需要修理窗户，就有阳光和空气了。你说的对，但是冬天和下雨怎么办？嗯，我们得想办法赚点钱。哦，我有办法啦！今天市场上有一个集市，你为什么不把这匹马卖掉呢？我们能赚一笔不错的钱，也许五枚银币或者七枚。 也许吧，希望能有那么多。哦，你会的，我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。嗯。老人牵着马出发了，在去集市的路上，他路过了一个挤奶工的房子。牛奶！哟！哇哦！好多牛奶！ 嗯不，嗯是的，你看起来不太高兴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有一匹很棒的马，我真希望我也有一个。嗯，如果这匹马能让你开心，那我们为什么不交换呢？交换？你是说用我的奶牛换你的马？是的，为什么不呢？ 我很高兴有一头奶牛。好的，非常感谢。老人对这笔买卖很满意，高高兴兴的向集市走去。当他排着长队准备进大门时，你好，哈利。哎，你为什么拉着脸，我的朋友？还记得我那只健康的羊吗？ 我妻子要我用它换一些好的、有用的东西。我想有什么比一只羊更好的，但她并不满意。她还是想让我用这只羊换更好的东西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。就这点事儿，你很幸运，我的朋友。我刚用我的马换了一头牛。我刚想起来，我的妻子很想要一只羊。 羊毛在冬天会使我们暖和的。你想用羊换奶牛吗？用羊换牛？你，你确定吗？哦，是的，没错。他们成交了。老人一直在想象他的妻子会有多幸福。 哈里说的对，有什么比一只羊更好呢？他们以为自己是谁？我只想换一袋苹果。什么时候三个鹅蛋都不够了？哦，夫人，你还好吗？哦天哪，我今天是一点儿也清静不下来吗？先是乌鸦的叫声把我吵醒，接着是牛的哞哞声。 然后是马的小跑声，再然后是鹅的叫声，最后是一个老头的喊叫声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不是故意喊的。等等，我喊了吗？我，我是说，你看起来是位很优雅的女士，为什么有人对你喊叫呢？如果我这么做了，我道歉。但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高兴呢？ 啊，今天我的鹅下了三个蛋，一个顶两个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我只想来换一打苹果。他们说这还不够，什么时候三个鹅蛋还不够？哦，这只鹅今天下了三个蛋，哈哈哈哈！太棒了，能拥有那只鹅的人太幸运了。 哦，我知道。那么，我和你的谈话结束了，再见。等等，一只羊会让你高兴吗？我可以用我的羊换你的鹅。羊换鹅，可能吗？你居然拿我开玩笑，我没心情听这种废话。 不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妻子很想要这只鹅，请考虑一下吧。真的吗？嗯，这是一笔奇怪的买卖。好吧，如果你真的想要那只鹅，那我就把我的鹅给你换你的羊。他们成交了。虽然老人失去了他的羊，但他看起来比那个吵闹的女人更快乐。 天渐渐黑了，老人决定回家。在路上，他看见一个人在和一只鸡说话，他很粗鲁。你要怎样才能给我下个蛋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可是一个蛋也没有。呱呱呱呱呱呱！哦，这只鸡能听懂你说的话吗？ 呵呵，很有趣，先生。我可以和这只漂亮的鸡说话吗？什么？你觉得这只鸡漂亮吗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嘿嘿嘿，问题只有在你认为他们是问题的时候才是问题。好吧，你想要什么？你好像为这只鸡而感到烦恼。一只鹅会让你高兴吗？ 我可以用我的鹅换你的鸡，什么？那只鹅换这只瘦鸡？你确定吗？哦，当然了，我妻子让我今天做一笔有用的买卖。你妻子会觉得这有用吗？当然，他会亲吻我的额头，说：“我老头做事总不会错的。”哦，好吧。 那么我只能答应了。老人带着他新换的鸡走回家。你最好乖一点儿，我不喜欢尖叫。嗯，我饿了。 他的热巧克力有六个棉花糖，而我的只有五个，这不公平。嗯，但是先生，我们只有这么多的棉花糖。嗯嗯嗯嗯嗯嗯，那不是我们的问题。我可以帮忙。嗯，但是现在你们两个各有五个了。呵呵呵，是的。 他确实解决了我们的问题。哎你在这儿干什么？大夫，起来，清理干净。这都是你的错。看看我，再看看这个袋子有多大。不是我拖这个袋子，是这个袋子在拖我。呃，呃，哦，快点，你这个笨袋子。 哦，那个袋子里装的是什么？烂苹果，我要把它们扔出去。哦哦，我刚想起来，我们曾经有一棵漂亮的苹果树，后来干枯了，只剩下一个烂苹果。我老伴儿还留着，我不知道如果我把这一整袋烂苹果给他，他会有多高兴。 你把这个给我吧，你可以拿走我的鸡。哇哇哇！我刚才听到了什么？你想用你的鸡换这袋烂苹果吗？哦，是的，我只有这个了。那么，你妻子看到这个会很高兴吗？是的。 他会亲吻我的额头，说我老头做事总不会错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我一天听到的最有趣的事。听着，老头，你应该用这只鸡卖点钱。一袋烂苹果不会给你带来好运或幸福，但是钱可以。哦，但是。 你似乎有很多钱，然而你却为一个棉花糖而不高兴。多吃那块棉花糖没花我一分钱，然而它却让你快乐。我看不出金钱如何能带来或给予幸福，但这袋烂苹果肯定可以。不可能的，我不相信你。嗯，有了，我们来打个赌吧。 赌哦，你知道的，打个赌。他打赌会出现一种情况，然后你打赌出现相反的情况。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，他就输了；如果你赌的相反的情况发生，你就赔钱。然后啊，你是怎么把事情说的这么复杂的，亨利？很简单，我准备赌一百枚金币。我们到你家去。 你在我们面前把一切都告诉你妻子，如果她亲吻你的额头说：“我老头做的总是对的”，那么我们就付给你一百枚金币。可是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，无所谓，因为我们不可能输的。啊哈哈。 但是如果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的话，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赌注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如果我输了，你可以拿走这袋烂苹果。 <laughs> 成交，成交。丈夫带着两个英国人回到了家，他的妻子高兴地邀请客人进屋。 亲爱的，今天过得怎么样？哦，真奇怪，我去找埃里克森太太要一些草药，她嘲笑我说：“我连一个烂苹果都没有。”哦、你能相信吗？他有那么多钱，却连一个烂苹果也没有。唉，你把我们的马卖掉了吗？袋子里有什么？ 哦，我卖了。我在路上用我们的马换了一头奶牛。哦，亲爱的，那头可怜的奶牛为什么装在袋子里？哦，不不不，我没有奶牛，我用它换了一只羊。哦，你真体贴。羊毛在冬天可以给我们保暖，但是羊在袋子里怎么喘气呢？不不，我没有羊，我用它换了一只鹅。 一只鹅，那更好了。我可以向我们的邻居要一些鹅的食物。不用了，我又用鹅换了一只鸡。哦，你考虑的可真周到。 <laughs> 我们现在可以吃鸡蛋了。但是动物都不能待在袋子里。让我……不不，亲爱的，我用这只鸡换了一袋烂苹果。英国人准备嘲笑那位老人。 他们知道他的妻子会生他的气的。啊，一袋烂苹果！你记得那棵老苹果树是吗？你还记得它枯萎的时候，我哭得多厉害？我是多么珍惜它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个烂苹果啊！哦，我要拿给埃里克森太太看，她连一个烂苹果都没有。 我有一袋，谁更富有呢？ <laughs> 哦，老头子，嗯我就知道，我老头做事总不会错的。英国人信守诺言，他们把一百枚金币交给这对老农夫妇，向他们挥手告别。 可怜的老两口，他们丢了一匹马、一头牛、一只羊、一只鹅和一只鸡，所有的在一天之内。啊，你今天什么也没学到嘛，亨利？这对老农夫妇很聪明，他们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。你看，他们的马已经没有了，牛、羊、鹅和鸡也一样。 但他们不会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。他们教导我们要对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感到幸福，这难道不是美好生活的关键吗？哦，这很简单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一把锁，但是没有锁的钥匙是什么？所以，一旦你找到了钥匙的锁，你就可以打开通往美好生活的锁。所以，你必须先找到锁。啊，你是一个真正的人才，哥们儿。 一个真正的人才，提醒我以后别再问你问题。哦，但如果我忘了提醒你怎么办？你一定要记得提醒我，提醒你。哦，但是你让我提醒你，因为你自己可能不记得了，所以我可能得提醒你，提醒我，提醒你，提醒我，不要再问我问题了。噗！从此以后，这对夫妇过着幸福的生活，因为老头做事总不会错的。